可得念念不忘，不可做偷偷去做。这不可做偷偷去做，我先不管。这不可得念念不忘，老师，我们学佛的人啊，不都有一种执着吗？啊，我们帮人，我明明知道帮不了他，帮不了他，难道我就不该帮吗？我求道，这辈子我求不到，成不了佛，难道我就不修了吗？哎，老师，你看我说这话对不对？我我这个知道不可得，但我念念不忘啊，对不？对？我要用我的信念，我要去推呀，所以说我要去做呀。 这是不是一种这个啊？这叫非法的事吗？啊，这叫这个恶人的事吗？嗯，大家听，谁能给我解答？哎，你说。嗯。嗯。如果是犯犯界的错，那就是五善。嗯。那学佛就是五善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那就是然嗯嗯嗯。这个错，你你六道的哪个？ 跟他讲英国是嗯。杀人犯错儿，那个下辈去哪儿？就跟你讲这句话嗯。没犯就去咱们反正就我就跟你说这个，你三界的，就是这个就是五界里的那个贪犯的五界的事儿，跟那个一界人没关系。嗯。嗯。嗯。别人呢？别人呢？他从三大界的角度去说的。别人想说什么说什么。 交流，啊，万事不能强求，随缘，啊，还有呢，我们学佛是以什么心来学？慈悲心、菩提心，嗯，其实就是平常心，就是清净心，无烦无恼的心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呢？因为我们看惯了太多的。 他说他学佛，但是他确实很烦恼，因为他执着，他没有平常心，是不是这一点啊？所以这句话就是给大家引引到一部分人身上，他确实在学这个东西，甚至学这东西，别人也说他学的对，学的好，连他师傅也不说他错，都有执着的过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王然这里去讲的时候呢，其实告诉大家呢，就是要用平常心，用的是平常心去学，所以这句话本身。 把门关上就行了，不接。对，把门关上行。对。所以，我们刚才这个小宝这个说的呢，从三大街的角度呢，那就是你的这个承载不承载天命，天天命和宿命和阴命的事，就是三命。哎，你认不认你的天命？就是你必须要干点什么，因为你都已然讲到了，相当于你已然知道道是什么了。知道你却不认这条道是你要走的，那就是你不想走嘛。明白这意思吧？不想走嘛。 而往往按我刚才讲的理论的话，那么这样的说道的人，他是自欺欺人，明白吧？他是自欺欺人，他也走不好的，因为道要行呢，你不走到天命、天理那里，你怎么能知道呢？而且是永远没有停顿的，因为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天道是不息的，懂了吗？天道是不息的，啊，息是停止的那个意思啊，天道是不息的。 所以说永远的行进的，所以说佛涅槃了嘛？哎，所以应该知道的啊，知道这句话的，是在这一点上去说的，哈哈，对，怎么会停下来呢？反而赛是以停为不停，以不停为停。